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七十五集。洛涵并不在殿内，仙娥们吓得魂儿都丢了，找遍整个崇光殿都不见洛涵的身影，他们战战兢兢等待被陛下发落大牢。 结果在天亮时，被玉清宫的传信星君叫走，让他们去玉清宫伺候。接着，仙娥们在玉清宫见到了手上戴着锁链、神情艳艳的天道。仙娥们心惊胆战，不敢想，更不敢问。他们将洛寒爱吃的东西摆在不远处，洛寒连看都不看。仙娥们站在一边，左右为难。洛姑娘，中午了，您忙了一上午，该歇歇了。 洛寒置之不理。林青霄进门时，正看到这样一幕：陛下到来，所有仙娥噤若寒蝉。林青霄在殿内扫视一圈，挥手说：“你们下去吧。”是。侍女们鱼贯退下。很快，大殿中只剩洛寒和林青霄两人。林青霄站在门口不动，洛寒也专注画画，完全当屋里没这个人。 最终是林清霄先动，他走到洛寒身边问：“你在画什么？”林清霄问这句话时，正好看到桌案上的画，他眼神一冷，瞬间不想听了。洛寒才不管他，一字一顿的说：“林江城的画，你将东西抢走，那我就再画一幅，反正人在我脑子里，你又阻止不了我想什么。”林清霄发现洛寒有一项绝技。 那就是一瞬间惹他生气。林青晓忍着气说：“你想画便化吧，笔墨不够前典有的是。但凡事都有度，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都多大人了，还绝食？那些菜肴是我和他一起吃过的，我一看到菜就会想起他当初喂我吃饭的画面。”洛寒头也不抬，冷冰冰的说。 你不是不让我接触以前的东西，免得我睹物思人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连饭都不吃了。林青霄抬手按住眉心，幸亏他称帝多年，涵养比之前大大提高。若不然，他现在非得拔剑将另一个人砍了。更气人的是，那个人看不到、摸不着，并且是他自己。林青霄发现他不能和洛寒争辩，要不然最后被气死的人一定是他。 他放弃了和洛寒讲道理，先一坐到对面说：“好，我喂你。”洛寒吃饭时极尽挑衅之能事，没想到林青霄耐心极好，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都不生气，不厌其烦地按照他说的改。这一顿饭折腾了良久，直到洛寒最后词穷，再想不出其他招数，才终于告一段落。 林青霄让仙娥将盘盏撤下，说：“现在终于尽兴了。”洛寒不回答，依然去看自己的画。天底下什么人敢这样怠慢天帝呀？仙娥们吓得大气儿不敢出。然而林青霄依然不愠不恼，对洛寒说：“闹够了就好好吃饭。你若还绝食，你绝食一次，我来喂你一次。无论你折腾多久，我都奉陪到底。” 林青霄说完，知道他不会和他说话的，便转身回前殿批复政务。他动笔写了不到一个时辰，上午那个仙娥又磨磨蹭蹭走过来了。林青霄一眼就认出来他，他拿了本新的折子，在砚台上润笔，说道：“进来，说吧，又怎么了？”姑娘手被锁链割伤了。林青霄笔尖一顿。 香娥一脸生无可恋，豁出去道：“洛姑娘说手环太重了，将她的手磕伤，痛得她都没法睡觉。”林清霄放下笔，他当然知道锁链不可能把洛寒磕伤，他也知道这副锁链困不住洛寒，但是他依然深深内疚。昨夜气昏了头，今日想想，他给他手上扣锁链实在太过分了。林清霄无话可说。 他动身去寝殿，寝殿中，洛寒躺在榻上，手腕竟然真的青了一块。林清霄看到他手腕发青的时候，心生一紧。等靠近了，他一眼就认出来颜色不对，真正的雾青不是这个颜色。林清霄无疑松了口气，他坐在床边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目光不善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觉得呢？” 林清霄自认理亏，他伸手附上洛寒的手腕，缓慢揉捏，在穴位中注入灵气，说：“既然你痛得睡不着，那我来帮你活血化瘀，你不必顾忌我，安心睡吧。”洛寒悠悠地说：“我的储物戒指里有疗伤膏药，什么药？”林清霄问，“我这就让医仙去配。”很好。 还是不肯归还戒指，洛寒负气说：“记不起来了，那你就慢慢揉着化瘀吧。”他说着背过身，只留一个背影给林青霄。林青霄也不恼，细致地为他揉捏，永远不会散去的乌青。洛寒本来是赌气，然而林青霄手指轻重合度，凉丝丝的灵气注入体内，十分舒服。他竟然真的睡着了。 他这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等他醒来时，光线已经昏黄。林清霄依然坐在他身边，单手握着他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批覆折子。林清霄见他醒来，立刻放下笔，将公务收起，对他说：“醒了。睡得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洛寒手腕微动，林清霄放开他的手。 洛寒将手抽回，有点难以置信。我睡着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揉捏。嗯，林清霄说：“有淤青，要及时化开才好。”洛寒欲言又止，他手里哪里是什么淤青啊？其实是他自己涂上去的颜料。林清霄见洛寒不说话，便问：“想要完善吗？”洛寒先是点头。 反应过来后，冷艳的摇头：“不，我绝食明志。”别闹，林清霄说：“晚膳已经备好了，先醒醒神吧，一会儿去测定。”说了我绝食。林清霄叹了一声，俯身穿过洛寒腰肢和腿弯，将他直接抱起来。洛寒挣扎，威胁道：“哎，请你尊重我高贵的气节！你要再这样……” 我就在你床上吃饭，还穿着鞋在你的床上打滚，逼疯你！随你，林清霄非常淡然。我使用这张床的时间还没有你多，反正现在是你用。你若是喜欢，尽可折腾。洛寒一噎，都觉得自己被反向威胁了。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侧厅，仙娥们见陛下将天道抱着出来，一个个赶紧低头。 林青霄将洛寒放好，示意仙娥们离开，他自己则拿起碗筷问：“想吃什么？”洛寒看着他这架势，渐渐觉得不妙。莫非林青霄真打算以后每一餐都喂我？洛寒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你这么闲的吗？省得你睹物思人，吃不下饭。”林青霄淡淡的说：“虽然你没胃口。” 那我来喂你。洛寒放弃折磨自己了，熟练的向恶势力低头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洛寒本以为自己吃了饭，林青霄就肯恢复正常了，然而没想到，晚膳撤去后，林青霄让人在寝殿中摆笔墨，看样子打算在这里批复奏折。洛寒毛都炸了，你做什么？林青霄说。 你一个人待着，又是绝食又是受伤的，太危险了。我陪着你，省得你又想不开。不用。洛寒咬牙切齿。天都黑了，你留下来算怎么回事？这本来就是我的寝殿。林清霄不疾不徐，悠悠道：“我留在自己的寝宫里批公文，有何不可？”洛寒用力瞪着他。 林青霄像是感觉不到一般，端坐原位，岿然不动。洛寒心想：高手过招，谁先动手谁输。我之前又不是没和林青霄共处一室过，怕他？洛寒也不动，远远换了个地方，和林青霄各执一边，分庭抗礼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